Thank you. 叫多利，我得了一种叫短期记忆丧失症的怪病。正确，宝贝儿，你说的完全正确。好了好了，下面我们假装是别的小鱼。嗨，多利，你好吗？ <laughs> 你想玩捉迷藏吗？好啊，我喜欢玩捉迷藏。我们先躲起来，你数完数就找我们。好的，爸爸。不不，现在不是爸爸，把我当成一条想和你交朋友的善良小鱼，好吗？好的，爸爸。哟嗨。 我要藏喽！现在从一数到十。一、二、三、嗯、四、嗯。我喜欢沙子，沙子软软的。妈妈，我想和他玩可以吗？多利，多利，多利，多利，小宝贝儿，多利宝贝儿，小心按钮，宝贝儿。一定记住。 如果遇到暗流，千万要躲开。好了，亲爱的，那首歌是怎么唱来着？如果我们看到有暗流，快点走。不，不，应该是快点游。好了，我们再来一遍。如果我们看到有暗流，前方有暗流，前方有暗流，前方有暗流。你看到了暗流，我们也看到了暗流。 我是不是又唱错了？不不，没有，亲爱的，没关系的，没事的小宝贝。如果我忘了你们呢？你们会忘了我吗？哦，宝贝儿，不会的，我们永远都不会忘了你的多莉。我们知道，你也永远不会忘了我们。 听到了吗？什么？听什么？我刚刚听到有谁在喊。谁？我什么都没听到。我也没有听清楚，好像有谁在喊你好。这里有很多鱼，每条鱼，我说真的，每条鱼都有可能。那哪儿？那那边就在那儿。哪儿？哪边？那边。哦。你好，你好。嗨，你好。天的是个孩子。嗨，孩子，在这儿呢。你好。嗨，嗨，我叫多莉，你们能帮帮我吗？你好，多莉， 你是不是跟同伴走散了？对呀，你爸爸妈妈呢？嗯，我都不记得了。哦，那你看看旁边这些鱼，呃，他们当中有吗？嗨，我叫多莉，你们能帮帮我吗？嗯，嗯， <laughs> 亲爱的，你刚刚问过了。问过了。嗯嗯嗯，对不起。 我得了短期记忆丧失症的病，哦，小可怜儿，短期记忆丧失症。嗯，好吧，那么你先在这里等一下，好吗？过来过来，干嘛干嘛？那小家伙跟爸妈走散了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你想让我干什么？我是说，他什么都不记得了，谁知道他从哪儿来的？好吧，你啊，一点忙都帮不上。我只是……多莉，亲爱的，要不我们……他不见了，多莉，这个姑娘，多莉，多莉，多莉，多莉，我叫多莉，我和家人走散了。 我叫多莉，我得了短期记忆丧失症。不停地用，不停地用，用的是你。嗨，我和家人走散了，你能帮我吗？你们在哪儿走散的？这个，呃。 问到重点了，但是，呃，我忘了。哦，亲爱的，你要不要先跟着我们走啊？这还是今天第一次有人邀请我呢。呃，好像是，我不记得了。总之，谢谢。 <laughs> 我还得找人呢。呃，记不起来，记不起来，记不起来。嗨，我叫兜里。我说错话了吗？别走啊！好吧，好吧，你们不会再回来了。 我正在找一样东西，而且，好吧，我明白了。约会时间，好好玩。不管你在找什么，希望你能找到。多谢你了。你知道我在找什么吗？对不起，啊，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吧，下次一起玩吧。我记得你们呢。我记得。有一条白色的船，我儿子被抓走了。 我儿子，谁帮帮我？求你们了！大哥，哦哦，对不起，你还好吗？他走丢了。没事没事。他走丢了。不会有事的。他走丢了。不会有事的。不不，他被抓走了。我一定要找到那条船。船？我见过一条船。真的吗？啊，这边，他往这边走了，跟我来。谢谢谢谢，太感谢你了。 我刚刚。多里，现在还没到起床时间呢，你赶快回去睡觉。海葵会蛰。对对对对对，抱歉抱歉，回去睡觉，回去睡觉。嘿，马林。哦。回去睡觉，老实听话，赶快回去睡觉睡觉去。知道了。嘿，马林。哎，醒了，就这样，新的一天开始了。 当时我们在找什么？尼莫，没错，我觉得就像是昨天的事。当然了， <laughs> 昨天的事我也不怎么记得了。 <laughs> 要我说，那次旅行路上最可怕的事就是遇到了四条鲨鱼。等等，我觉得是三条鲨鱼。不，不，绝对是四条鲨鱼。但是你上次说的是三条啊。儿子，那次穿越大洋的是你还是我呀？是尼莫。显而易见，我们穿越大洋是去找他，所以是他先游过去的。 我想他说的对，是不是？哎，你们来了，差点错过了户外教学。户外教学？哦，我喜欢。我们要去哪儿？你没告诉他吗？我告诉过他了。呃，多利啊，干嘛？呃，雷老师他，呃，他今天有很多的小鱼要照看。呃，所以呢，你今天最好不要，嗯，不要跟大家，呃，跟大家过去。哦，为什么？呃，你知道的。 有的时候你的记性实在不太好， <laughs> 记性不好这事儿我还记得。呃，所以虽然不是你的错，但你有可能会跟大家走散的。雷老师实在没有太多的时间操心。当然。呃，走散的鱼。换句话说，他忙不过来。他的负担也太重了吧？真的。我现在完全明白了。啊，知道就好。他想让我在上课的时候做助教。哦不不不不不。哇哦，我觉得好荣幸，我还从来没有干过助教这活呢。呃，雷老师，你有助手了。 好吧，好吧，好了，孩子们，好了，孩子们，今天的任务，今天的任务，我们要去实地考察海妖鱼迁徙。海妖鱼迁徙。那么，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迁徙呢？ <laughs> 想想。 你们得知道这个，迁徙的意思其实就是回到床上。对，不对，不对，沙子里，不对，迁徙其实就是回到你的家乡，家乡，也就是你来的地方，你来的地方。谁能告诉我你来自哪里？我住在大石头边上，我家跟这隔着三个珊瑚洞。我家房子在海藻林子里面。你家在哪，多利？我，嗯，我不知道。我的家人，他们在哪？ 需要帮忙吗？对不起，我又忘了吗？其实我得了失忆症。如果你得了失忆症，那怎么会记得自己有家人呢？问得好，问得好。有些事情我能记住，是因为能说得通。就好比我，我有一个家，我知道我不是从石头缝里出来的。每个人都有家，我可能永远都记不住家人的名字和样子，甚至永远可能找不到他们。但是，我们在说什么呢？爸爸和妈妈，爸爸和妈妈，没错。 为什么要谈论爸爸和妈妈？哦哦，上课呢啊？为什么是我呢？虽然你们年纪还小，但是好吧，听着孩子们，要是两条鱼，他们相哎，行了，到此为止吧，爬到我的背上来，探险家们，我想出了一首关于迁徙的歌曲，哎，迁徙啊迁徙，我们来学习迁徙，从南的召唤游荡在大海。 到哪去了？只剩我自己。哦，原来在这里。而且跟太阳的方位有正负速度误差。孩子们，不要太靠近这边。好了，听到了吗？别太靠近，快走。够了，你们游太远了。太远了，回来，回来，回到这里来，来这里。现在大家都好好听我说。好了，听好了。当海妖鱼经过这里海妖鱼要经过这里了。我们必须要小心什么？大家都要小心什么？嗯，小心按钮。回答正确。回答正确，小心，小心按钮。 一群海水造成的暗流力道非常强，一不小心就可能会被拉进去。哎，老师，海洋鱼怎么知道要到哪里去呢？这时候就要靠本能的你我，在你内心深处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，不法忽略，就像一首藏在你心底的歌。我现在可以听到那首歌。 加利福尼亚的明珠莫罗湾。我想起一件事，啊，我想起一件事情，真的想起一件事情了，很重要的事。很重要的事是什么？哎，什么事儿啊？啊，我现在不太确定，但是我可以感觉得到，要想起来。啊，好吧，谢谢雷老师。好吧，拜托拜托，记得更清楚一点，别这么健忘，多莉。知道。哦，啊，哦，怎么，你想起来了？ 我想不起来那件事是，啊哦哦，那件事是关于啊加利福尼亚的明珠莫洛湾吗？我的家人啊，我想起我的家人，他们在某个地方，我得找到他们。伙伴们，你们得帮我！伙伴们，喂，你们在哪儿？伙伴们，多利，你们跑哪儿去了？跑的是你呀，我爸妈，我想起他们了。什么？ 你想起什么了？我想起他们了。我妈妈，我爸爸，我有一个家。嗯，他们不知道我在哪儿。我们走，我们得走别别，这太疯狂了。你到底想去哪儿找他们这这这波罗的海的呃宝石，加利福尼亚的明珠莫哈没错。不行，多利，加利福尼亚在海那边呢。那就马上出发。为什么我们每一次来到这个礁石旁的时候，我们中间总有人要离开？ 难道就不能好好的欣赏一次风景吗？好不容易想起家人，你竟然跟我说风景？不，不行！我们已经做过一次远洋旅行了，那段经历已经结束了。我们最初开始远行的唯一原因就是以后再也不用远行了。多林，你听着。求你了。我只知道，我想念他们。我非常非常想念他们。我说不出什么感觉。你知道是什么感觉吗？ 是的，我知道会是什么感觉。我无法忘掉他们，我的家就在那边某个地方。求你了，马丽，我自己没有办法找到他们，我会忘了。求你帮我找到我的家人。是啊，老爸，你可以带着我们穿越大洋，对吗？嗯，不。但是我知道谁可以。 啊啊啊 尼亚海流海浪自然强劲的很，冲浪！老兄，如果你要吐，去龟壳后面探身出去，然后使劲儿吐远一点，而且正好可以喂小鱼了。完全能。出的。我们要去大西洋钻石城去找我爸爸妈妈，还是要去？在明亮的明珠峰湾。啊，对。你打算怎么去找你爸妈？你记得他们长什么样子吗？记忆力实在不好，所以我也不敢确定。不过我觉得他们。 部分应该是蓝色的，或者是黄色。我感觉也是，而且我敢肯定，我一眼就能认出他们。我们是家人。听着，伙计，我说穿越海洋这种事儿，一辈子做一次就足够了，就一次。加利福尼亚的莫罗湾快到了。 谢谢，已经喂过了。哦，这里感觉好熟悉。妈妈，爸爸，多莉，多等等，等等。妈妈，爸爸，你先别喊了，行不行？你真的以为你的爸爸妈妈会一直待在这儿等你回来吗？当然，我我不知道，所以我才喊的。妈妈，爸爸，是多妈，爸，那是什么？等等。 我以前听到过，我记得有谁在嘘嘘嘘。对，完全正确，是我嘘的，刚刚嘘。 <gasps> 请问，你们见过我爸爸妈妈吗？他们叫查理和珍妮。查理和珍妮？什么？珍妮和谁？那是他们的名字，我爸妈叫查理和珍妮。多莉，等等，珍妮，你就不能先停下来，咱们一起做个计划吗？ 痛了抱歉抱歉，他他他有点激动。多莉多莉，你别喊了行不行？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，你就这样在这大喊大叫的惹人注意，这样很不好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不明白，我想起我爸妈的名字了。珍妮，查理，多莉，这些螃蟹就住在这儿，他们肯定不是无缘无故不让我们出生的，你很可能会吵醒什么危险的东西。你是说有一只大眼睛，有触手，而且很暴躁是吗？你这也太具体了，反正就是类似的东西。总而言之，不要吵醒它。 哎，我的老天哪！好吧，这是个误会，我们现在就走，别吃我们，我们会感谢您的恩德，给您建个呃纪念碑，纪念碑怎么样？ 了吗？你还好吗？我的老天呐，尼莫，你好吗？怎么回事啊？别添乱，多里，拜托了。不不不不，尼莫，不不不，尼莫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好吧。我的老天，尼莫，你还好吗？我说了，别添乱了，别总是帮倒忙。哦不，可我我我可以解决的，我可以，我我我找人帮忙。你知道你能做什么吗？你可以去那边等着，去那边等着，然后忘掉，这就是你最擅长的。说的对。 我不知道我哪来的信心，找到爸爸妈妈我做不到，我很抱歉，我会解决的。我没事啊。好了好了，我我去找人帮忙好吗？这事儿我做得到，我不会有事的，蒂莫。你好，有谁在吗？谁在那儿？你好，你好。你们好。谁在那儿？我是黄建强。哦，嗨，黄建强，我需要你帮忙。请你和我们一起。 哦，很好，好好。探索广袤无边的太平洋上的奇迹，以及其中所孕育的奇妙生命，一起看看。黄建强，黄建强你在哪儿？多莉，你怎么在这？儿？我找到人了，黄建强能告诉我们这是哪儿？小心！哦，看看这个。你太不尊重海洋生命了。阿狸，蒂姆，多利！不不不，快住手，不要啊！快放进去，看看他会怎么样。 我们的原则是救援、治疗和放生。马林，林木，谁谁在那你你能帮帮我吗？我帮帮你。 你是科学家，可别乱来。哦，拜托，很有趣。 陀螺鱼，啊，哎，谢天谢地，嗨，我是多莉，我叫汉克，你病有多重啊？病，我病了。没病，为什么被隔离啊？哦不，我我还能活多久？我还要找我爸妈。好了好了，别激动，好不好？哦，不妙，什么？怎么？怎么回事？啊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坏消息了。贴了这种标签，都是活不下去要被运走的鱼，运到什么地方待一辈子，就是水族馆，在克利夫兰。 而这儿的鱼啊，都会被放回海里。克利夫兰的鱼永远都走不了了。 <gasps> 克利夫兰？不，我不能去克利夫兰，我要去加利福尼亚的明珠莫罗湾去找我的家人。这儿就是莫罗湾的海洋生物研究所，加利福尼亚的明珠莫罗湾就这儿。这儿就是我的家乡吗？我的父母就在这儿，我要找到他们。你从哪个展区来的？等等，哪个展区来的？哪个？我得去哪儿？哎呀，那就难了，孩子，除非。 不行，没用，太疯狂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告诉我，疯狂不是问题。其实我有个想法，我觉得你要是想找到你的家人，就只有一个办法，办法就是让我。对呀，你带我去找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走吧。啊，不不不，让我贴上你的标签这样我就能替你去水族馆了，而你就可以回到海里去找你的家人了。你只需要把你的标签给我就好了。什么标签？我身上有标签吗？啊，你怎么会忘了你身上的标签呢？哦，不不不，不好意思。 我我得了短期记忆丧失症，你不记得刚才咱俩说什么了吗？嗯嗯，我不记得刚才我们在说什么了。嗯，你正要把标签给我，我挺喜欢标签的。你你为什么想要？为了能去，为了能去克利夫兰。克利夫兰？嗯，听说那儿不错。你为什么想去啊？因为留在这里我会被放回海洋的，海洋留给我的记忆太糟糕了。嗯，我只想独自生活在玻璃箱里，这是我的愿望。把标签给我。 标签。听着，我不是工作人员，所以没这地方地图。地图，好主意，你带我去找地图，让我找找我父母在哪儿。哦天哪！ <laughs> 好吧，如果我帮你找到你父母，你能给我……我没什么东西，哦哦哦，哦，我把这标签给你怎么好主意。 去那边等着，然后忘掉，这是你最擅长的。是你，老爸，我说的是你说的。兜里浮出了水面，然后就被抓走了。好了好了，你不用再重复了。我只是想问的仔细点，因为你听着，如果我说了这个，我不确定。我我其实是在夸他，因为我想让他等着，并且说这是你最擅长的。所以我我哦，是我的错，全都是我的错。他被抓走了。 这鬼地方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，要是个餐馆可怎么办呢？嗨，你们两个闭嘴！就是，我们在睡觉，我最喜欢的梦被你们打断了。你梦到自己躺在岩石上了吗？是啊。哦，这个梦真不是吧？我也觉得是我最喜欢的梦。打扰一下，你好，我们想。可是海狮，海狮是天生的捕食者，随时都可能会扑过来。嗯，他们看起来没那么可怕。他们是故意装成这样的。你到我后面来。 让我来跟他们谈。哎，打扰一下，我们很担心我们的朋友。这是一家餐馆吗？ <laughs> 啊，老兄，这儿不是餐馆，你的朋友不会有事儿的，是吗？这里是鱼类医院。黄建祥说，这里救援、治疗和放生鱼类。病好了他就出来了，我们就是这样，鼻孔寄生虫，我是贫血，都是治好了被送回来的。哦，谢天谢地呀！确实没事儿，不用担心。 杰拉尔德，下去，下去，这是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，不用担心你的朋友呃，这个地方是海洋生物研究所，加利福尼亚的明珠莫罗湾。来对地方了，看来多利也不是特别会忘事儿。谢谢你，莫，多谢你提醒。那现在我们怎么进去呢？等等，你们想进生物研究所里边去？哦，非常想。我们的朋友在里面孤单又迷茫，他会害怕的，他肯定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哦。 我们知道有条路，真的。他们在干嘛？我哪知道？听起来有点危险。我们到了吗？小声点。看看，我真的好高兴能遇见你，感觉就像像像像命运。我跟你说了一万多回了，这不是命运。 啊哦，我说过“命运”这个词吗？对不起，我很紧张，因为要去见爸爸妈妈了。我也不知道有多久没见他们，你知道，我我我得了记忆丧症。听着，别说话了，好吗？我不喜欢说话，不喜欢。你好吗？哦，很好，我很好。你好吗？我也很好。其实大家都不好。哦，我很好。你好吗？嗯。看看，有张地图。你先去看那张地图，找到你爸妈住的地方，然后我去克利夫兰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我先做什么来着？ <laughs> 什么？那条章鱼又逃跑了！哦，这里有好多展区啊，一天怎么能逛得完？我说，快选一个，选一个。嗯，啊，好吧，让大家都注意一下。其实，本来我们今天打算把那条章鱼放归海洋的。我我当然没看到它，看到了我会抓住它的。看，你在这儿，快点儿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 儿儿开头的儿童奇趣，呃，儿童体验区不，儿童不行，他们老抓东西，我不想因为你再失去一个触手。你失去了一个触手，好吧，那你就不是八爪鱼了，而是七爪。数数我倒是还没忘，快点儿。好吧，深海之，嘿，看呐，贝壳，快看贝壳， <laughs> 这个贝壳给你，爸爸，你真棒，多莉，你又找到了一个，我找的，是。 是你长得，你越来越棒的多了。快看，贝壳！ <laughs> 我住在这儿。对，是的，没错。我喜欢贝壳。 <laughs> 没错，宝贝。你可以再给妈妈找个贝壳吗？妈妈最喜欢紫色贝壳。 <laughs> 好的，妈妈。妈妈。 紫贝壳，紫贝壳！哎，我们家有好多紫贝壳。那又怎么样？这一半的展区都有紫贝壳。不不不，你不明白。我想起妈妈了，她最喜欢紫贝壳，而且笑起来很可爱。我爸爸也特别很爱。别说了，我们就要被抓着了。还觉得这是命运吗？看看，我们得去找他们。 不，我是卡洛尔。我想我找到失踪的章鱼了。完毕。你干的好事儿！对不起，把事情搞得一团糟。嗯，这是命运吗？韵儿，来吧，看看。住嘴！我卡洛尔，我们应该跳进桶里。住嘴！我说真的，上面写上韵儿。不不不不不，我们得跳进桶。里。我才不要跟你跳进桶里呢！我要跳进桶里！别别别，来走，再见。啊，嘿，伙计们，我在找我的家人。 好主意，装死！啊，抱歉，我得眨下眼睛。你们怎么能那么久不眨眼睛？大家好，稍等一下。 嘉宾在这里已经待了很久了。他是一条鲸鲨，名字叫做韵儿。韵儿，真的吗？你会发现他眼睛的视力非常糟糕，连自己周围的环境都看不清。哦，他游到这儿来了。哦，韵儿，你是鱼吗？等等，什么？哎，你好吗？你能帮帮我吗？哦，好吧，那我跟着你。打扰一下。 谁在说话？那个蓝脸在说话吗？你能帮帮我吗？我找不到家人了。找到家人了。说来话长，不过说实话，我基本上忘光了。哦，真叫人难过。抱歉，我游的不太好，我看不太清路。我觉得你游的挺棒的。我今天才知道鱼是可以这样游的。谢谢。别客气。等等，再说一遍。哦，别客气。多里，是的。 多莉是的，多莉是的哦，多莉是的，我们是朋友。不，多莉是我呀，我是韵儿。你认识我？当然了，你忘了咱们俩从小玩大馆子，我们是馆友。真的吗？哦，你现在真漂亮。那你知道我家在哪？对，你家就在深海奥秘展区，我家在深海奥秘展区。那我的父母就在那儿，我们得走了。你能带我去吗？啊，鲸鱼从这儿出去好像不太容易。你们两个说话小点声行吗？我脑袋疼。 他是谁？是我的邻居贝利，脑袋受了伤才来这儿的。我知道你在说我那岳儿。他觉得他不能用回声定位了，但我偶然听医生说，他根本一点。你说的每个字我都听得见。什么是回声定位？贝利可以从头部发出声音，然后利用回声找到远处的物体位置在哪儿。哦，但他显然还在疗养。这下确定你在说我了。 我真的没法使用回声定位。我的脑袋之前被狠狠的撞过，你瞧，它现在还肿着呢。你的脑袋本来就大，你可是白金。你说回声定位？哦，你说的是不是史上最强眼镜？什么？什么最强眼镜比如你说个呜，就看到东西了。我怎么会知道这个？哦，有点意思啊。你在这儿呢，听着，我们两清了。我带你找到地图了。 所以把标签儿给。那那那那，我知道我父母在哪儿了。他们在嗯嗯，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？呃，海带区。深海奥秘区。深海奥秘区。深海奥秘区。我知道在哪儿啊！我记得那个展区就在。我才不管呢！淡定。如果你想去深海奥秘展区，就从管道这儿过去吧。从管道？好极了！通过管道？是啊，左转两次，再往前就到了。哦，这路线可够复杂的。你记住了吗，汉克？没问题吧？嗯，是的。很好，我们走吧。我才不跟你走呢。 我进不去，你只能自己去。嗯，这个我我，因为我 <laughs> 我我一点方向感都没有啊！那真不幸，但是不关我的事儿。你不是想找你父母吗？顺着管道去找啊，把标签给我。但是汉克，我不能一个人进去，我会忘记去哪儿的。不关我的事儿，标签。这个办法行不通啊！那就抱歉，没别的办法了。没别的办法。没别的办法。 别急，别急，没事，我会没事的，知道吗？生活中总会碰到些难事，是不是啊，老公？对，妈妈说的对，如果一件事情太难了，多莉，那就直接放弃好了。说什么呢？开玩笑，说着玩呢，开个玩笑，开玩笑啊！注意，我爱开玩笑， <laughs> 玩笑，我知道了。 <laughs> 看到了吗，小宝贝儿，总会有别的办法的。 <laughs> 谢谢爸爸，谢谢爸爸。不，我爸爸说总会有别的办法的。什么？ 没别的办法，深海奥秘区，深海奥秘区，深海奥秘区，深海奥秘区。呃，我敢肯定，那栋建筑就是深海奥秘区，看着有点模糊，圆圆的顶，就像贝利的头。你说什么？总会有别的办法的，总会。 <gasps> 那儿，各位，跟我来，我知道该怎么去外卖区了。深海奥秘区，哦对。各位，我说你们知道我游不过去对吗？你们这样叫就能把我们叫进去吗？ 你们到底在干什么？我们正在呼叫他过来，呼叫他过来，呼叫谁过来？老兄，这位是贝奇。飞过去？哦不不不不不，这样不行。听着，替我向他道谢。我是说，你们真的是让我惊喜，真的。但是有没有别的交通方式？例如游泳，因为游泳才是我们的长处。听着。 你们的朋友要进隔离区了，生病的鱼都要被隔离检疫。要说办法，只有一个，就是 <laughs> 贝奇。哎，贝奇，住手！你是啄木鸟吗？哦，还真够疼的。我觉得他喜欢你，老爸。贝奇宝贝儿，这两条可爱的小鱼要进隔离区找朋友。你今天有空吗，贝奇宝宝？贝奇，你。 哦，你有时间送我们一程吗？哦，我说啊，他不明白我在说什么。你只需要让他有印象就好了，老兄。有什么？有印象，看着他的眼睛说哦。然后他就记住你了。现在看着他的眼睛。是的，啊，你好。我觉得我们得做一个备选的方案，一个能够让待在水里不发疯的方案，因为这只鸟，这只鸟。 这新娘看不看谱。很好啊，老八。可是过不了多久，多莉会忘了我们的。就像你说的，她最擅长失忆了。哦，好吧。啊，好吧。看着他的眼睛。哪哪只眼睛啊？随便哪只，老兄。贝奇。啊。哦。哦。贝奇。啊。 <laughs> 啊，好了。 我搞定了。啊，贝奇要怎么带我们过去啊？哦，对了，我差点忘了。杰拉尔德，对，杰拉尔德，过来，小子，过来，杰拉尔德，把桶给我，我就让你坐在岩石上。没错，杰拉尔德，我们保证。这这就对了，一摇一摆的扭过来。走啊，往前走啊。 这就对了，注意别擦伤屁股啊！真是太感谢你了，吉拉尔德。欢迎享受你的岩石时光，舒服吧？ <laughs> 时间到了，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！不不，太疯狂了！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做这种疯狂的事啊？啊！啊？ 说过要知道，我要拍个大水花当信号。听我口令，还不到时候，还不到时候。现在我们要先等韵儿的信号。嗯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做这事儿。你什么意思？在海里抓两条鱼好像挺麻烦的。如果我有短期失忆症，我直接游进海里，忘掉一切。可我不想忘掉，我想念家人。我跟你不一样，我不想让任何人想我。你很幸运，没有回忆，没有麻烦。 <laughs> 没有回忆，没有麻烦。千万别动，千万别动！不让动你就别一直说了，让动了你再说。好了，动起来！哎，等等，动起来！等等，你耍我！听我数到三，别数了，直接说上上，就是现在，快！啊，快看那儿！我说那是信号。走走走，信号来了。嗯嗯，你记住啊。 病儿说了，我们要一路跟着路标到深海奥秘展区。我在这儿可什么都看不到，你给我指好路。明白，跟着路标去深海奥秘展区。我再重复一遍，好吗？跟着路标去深海奥秘展区，跟着路标去深海奥秘展区，嗯，向右转。跟着路标去深海奥秘展区，跟着路标去深海奥秘展区，跟着路标去深海奥秘展区，左转。跟着路标，而且还要绕开人类，明白吗？尤其是孩子，我可不想别人误。你把我搞糊涂了。 小可怜，我拿给你吧， <laughs> 给你的。我快走吧。我们去哪儿？我们去哪儿？哦，抱歉，好了，我再看，再看。哦，贝奇，把我们放下来吧，就在这儿。等一吧，我觉得贝奇在找地方降落。他糊涂了，尼莫，他现在都不知道该往哪儿看。啊！等贝奇，贝奇，你在干什么？ 呜呜呜呜呜！啊！好吧，我要去某个地方。问题是我去哪儿？往哪儿走啊？看见路标了吗？我在找，我在找，找某个能带我回家的东西，带我回家。世上最强大的，我知道这个，我怎么知道？想起来了，看看，我们得往那边走，左转，走走走，左转。佩奇，呜呜呜！听不到，别喊了，老爸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新计划。 我们要靠近贝奇，让他听到我们说话。我觉得还是别动比较好。尼莫，贝奇会迷路的。老爸，相信他吧。相信他，让他把我们给忘在这里吗？我相信贝奇。你相信贝奇？贝奇在吃杯子。贝奇，贝奇。 哦，好吧，至少现在不用困在桶里了。呃。或者困在楼顶。水獭宝宝讨论，现在开始。好了，谢谢王线强。嘿，有谁想了解一下水塔？要找水上最强眼镜，要找世上最强大的水塔。欢迎参加拥抱聚会。拥抱聚会，算我一个。这是哪儿？ 到深海奥秘展区了没有？啊，我我不知道，但我看到那个标志牌什么什么标志牌？我看像史上最强眼镜。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为什么要跟着那个标志牌？我想，呃，因为我有印象。之前说好的。 我受够你浪费了我的时间。等等，不，运输车天亮开车，我一定要上车。你必须把标签给我。不不，我记得那个标志，所以所以，我记得的东西越来越多了。我觉得我的记忆力变好了。啊不不不不不，你的记忆根本就不管用，你什么都记不住。没准就因为这个，你才失去了你的家人。 <gasps> 好了，听着，咱们现在都冷静一下，把标签给我，然后你知道吗？你真坏，根本不像有三个心脏。三个心脏？你说什么呢？我根本没有三个心脏。不，你有，我没有，你有没有？有。别吵了。有意思，章鱼有三个心脏，两个心脏用来输送血液到腮帮子，一个心脏负到心脏。知道吗？有三个心的动物不该这么坏？你说我失去了家人，真是太过分了。 一家人，汉克，汉克，汉克，汉克，不，不是汉克，我在找汉克，汉克，汉克，我找章鱼汉克，汉克，看，天哪！ 他是七爪章鱼，七爪章鱼，七爪章鱼。哎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爪章鱼，他伪装起来了。啊！汉克，快来汉克，我们一起出去。苏丽，干什么呢？汉克，哎，有什么计划？我我计划就在这池子里待一辈子。好吧，好主意。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汉克，我这次又记错了。宝贝。哦，当心小宝贝。小心。哦，看着点路。 对不起，爸爸，对不起，我总是忘记事儿。哦，我的宝贝儿，其实你根本就不需要道歉，知道该做什么吗？你要勇往直前。是啊，我敢打赌你忘不了，因为。 我们我们要嗯，我们要把这句话唱出来。不停地游，不停地游，不停地游游啊游啊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游游游啊游啊游，游啊之加游啊之哈哈哈哈哈。 这首歌是我爸妈教我的，我们一家人一起唱。我一直以为是我自己编的。什么歌？勇往直前，快快点，我们得不停的游。什么？你们黑粉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游太危险了。不，你听我的，我知道你很害怕，但你不能放弃，跟我来。勇往直前，勇往直前。啊！妈妈写了这首歌，唱着就。 来了，停下！回头，回头！扑克海湾！扑克海湾，来了！住手！对不起，没关系的，大家都这么做，不用觉得惭愧。 看看，看看，你在这儿啊！哦，你你把我带出来了。哼，是，我把你带出来了。当然了，本来就是你把我弄进去的。但是如果没有你，我们大概也来不了这儿。回声定位，回声定位，史上最强眼镜，我们找到了。不不不，你找到了深海奥秘。 欢迎来到深海奥秘展区。我家。呜呼！呜呼！呜呼！呜呼！呜呼！呜呼！行了，老爸，他不会回来的。再试试。老爸，你从一开始就不相信他。你说的不是贝奇，对不对？ 我好想多莉，我也是。我说真的，我现在真的非常担心他。哎，我想我们让他才担心呢。要是多莉在这儿，他肯定会比我们更有主意。真想知道他会是怎么想的。他想的不多，老爸。他只是直接做。好吧，那让我们来想想多莉会怎么做。多莉会怎么做？ 对，多利会怎么做？他会判断周围的环境，然后进行分析，最后谨慎的选出一个。老爸，你这是马林会怎么做？哦，对我就是会这么做。他肯定连想都不会想，一眼看到什么东西，马上就冲过去。真好玩，拿到了。多一定会去做的。 听话！哇！哇！哎，真的啊！坚持，呼吸，呼吸！你没事吧？没事多利现在会怎么做？多利是谁？哦，天哪！见到你真高兴。 见到我很高兴，我见到你们才高兴。我已经好几年都没跟谁说过话了。几年？哇！可惜我们不能在这待太久，因为我们得去找。你们为什么想走？才刚刚来，待一会儿吧。跟我说说你们的事儿吧。我很乐意，但是我和儿子要去隔离区，所以有个儿子可真好啊，是很好。我没有成家。 我跟一个漂亮的扇贝好过，听起来很不错。但是扇贝有眼睛，她想找个不一样的男友，说着玩呢。好吧，不是眼睛的问题，他们有眼睛，先看透你的灵魂，再伤透你的心。 <laughs> 哦，绚丽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要是多莉会怎么做？ <laughs> 请和我们一起去探索深海奥秘展区多姿多彩的神秘世界。好了，跟着我。你在杯子里。哦，对，那我跟着你。 等等。嗯，章鱼一共有三个心脏， <laughs> 这倒有意思。 好了，看来到地方了，我现在得去赶卡车。等等等等，我有样东西要给你。哼， <laughs> 标签儿。没错，标签。知道吗？我觉得我一定会记住你。嗯，两秒后你就会忘了我的， <laughs> 最多三秒。 但是我要忘了你就很难了。我的爸爸妈妈就在下面呢。嗯，你没事吧？我挺好。是啊， <laughs> 我想也是。 温暖的家，贝壳。对，就是这儿。如果你迷路了，多莉，你就跟着贝壳回家。看呐，贝壳。跟着贝壳。 完全正确。我的家，这是我的家。妈妈，爸爸。好了，宝贝儿，你数到十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别客气。你在跟谁说话，小宝贝儿？我在管养他家月儿。 贝壳。 都是我的错。你的标签呢？啊，你的标签怎么不见了？你为什么没有被隔离呀？被隔离？对呀，蓝塘王鱼都被抓走隔离了，对不对阿迪亚？是的，人类在克利夫兰开了一个蓝塘王鱼展区，天一亮就有卡车把他们运走了，肯定很棒。什么？不不，我的爸妈被隔离了，要被运到克利夫兰去。但是我，我刚回来，我得去找他们，我现在就得去。别着急呀，想去隔离区很简单，直接顺着管道游过去就可以了。 做不到，为什么？我会忘记去哪儿呢？而且没人帮我的话，我什么地方都去不了。好吧，那就困在这儿吧。哎，别说风凉话，要去隔离区就得走管道，你可以的。哦天哪！你能你能告诉我怎么顺着管道过去吗？当然可以，左转两次再右转，很简单。 左转再右转，可以的。左转再右转，好吧，千万别忘。左转再右转，左转再右转，左转再右转，左转再右转，左转转再右转，我晕了，左转右转，等等。 我是不是转过了？啊不不不，我又忘了。好吧，别急，别急，别急，别急。哪儿走？我要去哪儿啊？我想不起来了。好吧，好吧，迷路了，这太难了，我记不住了，我什么都记不住了，我要困在管道里了。管道，我的管友，管友，管友，管友。好的，有有有，听你的。相信我，我不会让你撞上。枪。 唉，有什么用啊？我永远都躲不开墙。好好学，在这儿都学不会，到海里更没戏了。集中精神，好吗？强。多利，你好，我迷路了，我爸妈被隔离了。坚持住，多莉。还有回声定位，找找他，贝利。你知道我用不了。别废话，就给我呼一声试试，行不行？但我觉得我不行。别给我废话，贝利。 还有贝利，你刚才怎么跟我说的？极度精神，我傻不傻？贝利，抱歉。啊，我在，嗯，我们在这儿。有了，有了，什什么？有什么了？我有感觉了，快到，我快了，我看到隔离区了，哈哈哈，真是太神奇了。我什么都看到了，我看到你了。 我真是太棒了！你能看到我吗？呃，好吧，你高度见识。美丽，好吧，让多莉向左转。美丽，左转，左转。直走，直走，直走。右转，右转，右转。我有点晕。等等，等等，我看到别的东西了，我得放大看看。 我勒个去！还有别的东西？什么？是什么？不知道，要撞上了。老布，多利，快游，往另一边游。雷达，右转，右转。不，是我的右边。不，他要撞上那东西了。不，多利，快回头。非常好，多利，你马上就要游到这儿了。什么？你是让我往右吗？不不，不是往右，我不敢看了。啊！多利。 蛤蜊！我的天！呜，他把多利吃了，活生生的吃掉了！啊，天哪！你没事儿？你们找到我了？怎么找到我的？又是神经兮兮的蛤蜊，他一直不停的唠叨。我们只能慢慢的从他身边游开，游进管道里，然后我们就开始找你了。多利，真对不起。等等，是什么声音啊？别急，让我来。没关系，对不起什么？什么？你还活着？太棒！ 我听到了，这让我想起一些很糟糕的事儿。我们得赶快出去，我觉得得往这边走。跟我来，我们该回家了。等等等等，嗯嗯，我的爸妈就在这儿，在这儿。你找到他们了？没有，没找到。不，我我是说没有，但是我知道他们在哪儿。虽然我不知道具体要怎么去那儿，但是我知道。好吧，会有人帮我的。去隔离区。隔离区就是这个。 我遇见一条七爪章鱼，脾气很坏，不过他心眼其实挺好的，还带我去了展区。去了展区，德里，你觉得我爸妈想见到我吗？什么？为什么他们会不想见到你？因为我把他们丢了。多莉，你的爸爸妈妈见到你一定会开心极了，他们肯定很想你，做梦都想见到你。真的吗？你猜。 我们怎么找到你的？因为某个蛤蜊还是不？是牡蛎吗？不，软体动物。不，鲨鱼。不，我猜的不对。都不是。我们当时遇到一个大麻烦，知道尼莫说，要是多莉会怎么做？你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从第一次见面起，你就做了很多的事儿，让我做梦都想不到的事儿，很疯狂的事儿。你机智的战胜了鲨鱼，还穿过了水母群，而且找到了我的儿子。 这些全都是你做的，真的吗？我不知道你这么想，可能是我忘了。不，你没忘，是我没说过。很抱歉，我没跟你说过。但是多莉，你忠于自己的心，所以你想方设法寻找爸爸妈妈。等你找到了，你就回到了家。 老爸，我们现在是不是要跟多莉分手了？是的，你吗？ 什么？哦，晚了。好了，我觉得快到了。这是隔离区吗？是的，就是这里。我们进隔离区了，我的爸妈就在这里。我们要去哪儿啊？哎，不不不不，为什么要朝门口走啊？我们跑了。耶，我觉得棒极了。去，没事吧？我的家人，快点，我们走，让一下。多莉，等等。 好像掌握到窍门了，又叫不上。我们要去那个水箱，又见面了。为什么？他爸爸妈妈在那儿。嗯，听着，我给你们三分钟时间进去找爸妈，然后我上车去克利夫兰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 你真的是查理和珍妮的女儿吗？对，是我，我就是。他们在哪儿？听，着，多丽，就在你失踪之后，他们他们想，呃，他们想你一定是被抓到这儿来了，被隔离起来了。嗯哼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于是，他们就来了这儿，来找你。他们在这儿，在哪儿呢？多丽，那是几年前的事儿了。嗯，他们再也没有回来。哦不。 听着，多莉，如果鱼儿没能从隔离区回来，那就是说，他们已经……什么？多莉，他们去世了。他们死了。他们想找到你。你确定吗？你确定他们死了？多莉，你听着，一切都会好的。莉，他们非常非常爱你。克利夫兰的车要开了，开车了。多莉，你还好吗？你还好吗？ 我来晚了，多利，不不，你听我说，我没有家人，不，多丽，不，不是这样的，该走了，就是我自己了，多丽，你的朋友呢？那两条小丑鱼要去克利夫兰了，找到了，我找到章鱼斯了，啊，它跑哪儿了？啊！ 放不了你。 我谁都找不到了，我什么都做不了。该死，我我忘掉什么了？某件事，某件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事啊？是什么事？我记不住，我记不住。除了忘这忘那，我什么都不会干，只会忘记，只会忘记，这是我最擅长的。 我只会忘记，我该怎么办？兜里会怎么做？我会四处看看，然后这里只有水，而且，嗯，有很多海藻，海藻还不错，好吧？好吧，现在呢，很多海藻长得都一样。 长得都一样，只不过有块岩石，而且这条路上有沙子，我喜欢沙子，沙子又湿又软。啊，这是什么鬼地方？ 一片海藻，很多海藻，还有一些贝壳。啊，这边我喜欢贝壳，我喜欢。 你们好，我是。你回来了，我的宝贝儿，让我好好看看你，我的不会让你回来。是你们，真的是你们，爸爸，你真的在这儿？是的，我。爸爸，你也在这儿？我在这儿，宝贝儿。我真的很抱歉，不，么？哦，宝贝儿，不不不，小宝贝儿。 真我记性不好，我真的很抱歉。我一直想记起你们，但是我做不到。我我试过了，但我的记忆我都忘了，我什么都记不住，把你们也忘掉了。多利，多利宝贝儿，你根本不需要道歉。看看你做了什么？什么？多利，你找到我们了？对呀，找到我们了。 听着，宝贝儿，我们为什么这么多年都留在这里呢？因为我们相信总有一天，你一定会找到我们的。没错，但是，我以为你们死了，你们怎么？我们想办法去隔离区找你，但是你不在那儿。而且我们知道你肯定出去了，从从管道里。从管道里，没错，老公。所以，我们也是。然后我们就一直待在这里，等着你，等你回来。因为我们觉得你可能会回来，所以每天我们都出去找。 贝壳，然后你找到我们了，哦，宝贝儿，你找到我们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记在心里了，你用自己的奇妙方式记住了，你记在了心底。我做到了，靠我自己。哦，宝贝儿，真的，这些年来。 你一直只靠你自己哦，我可怜的女儿，也不是只有我自己了啊！马林和尼莫，谁都没有看到多利去哪儿了吗？没看到。真的吗？这么多双眼睛都是白长了吗？哦，对不起，能帮帮我们吗？我帮帮你。爸，老爸，看，是多利。哦，谢天谢地，看吧，尼莫，我就知道他会没事的。什么？哎，多利呢？没在你那儿？ 我很抱歉，我想抓住他，但没抓住，他不见了。什么？好了，我们出发。不，然后我们就被那条鲸鱼给吞下去了。鲸鱼。幸好我当时不在那里。其实马林从来不相信我会说鲸鱼话，不过他心里还是挺相信我。的。我想我已经喜欢上马林了。是啊。然后我们就找到了尼莫，还是他找到了我？不知道。但是告诉你们，尼莫最可爱了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他都相信我。嗯，德瑞会怎么做？好吧，等见面了。这边。一定要好好感谢马林和尼莫。嗯。 等等，等等，我来过这里。你们好，我是黄建祥。那儿，请你和我们一起去好吗？海洋生物研究所。哦，你是在那儿出生的。多利他们就在那里吗？对呀，他们被被被什么困住了，要去去某个地方。哦，卡车在卡车上。 也就是说，我见不到他们了。不不不不多莉会怎么做？多莉会怎么做？我知道他们是你的好朋友，但是我们怎么拦得住那辆卡车对你妈妈说的拜托拜托，我只知道我想念他们，我我我非常非常想念他们。这句话我说过。嗯，多莉，妈妈，马林和尼莫不只是朋友，他们。 他们是家人，我我要把他们找回来。他们找到我就像是命运，你们明白吗？命运还叫什么来着？好像是运运运运运儿，运儿，运儿，运儿，哎，早上好，是是是多里，他好像出事了。找到了，多里在研究所外面。我们得跳过去，没时间墨迹了。 多莉，多莉，那个卡车要把你的朋友带走了！不不不不好了，我们怎么办？鱼儿，好了，准备好。好的，一好的，二不行，我做不到，我终究会死的。听着，鱼儿，还记得多莉说过，我有史上最强眼镜吗？是的，你有史上最强眼镜，我就是你的眼睛，你就是我的眼睛。但是，但是，没有墙。可是，大海里根本就没有墙，没有墙。 这就是你的命运，月儿。我说你之前怎么不说呀？不，月儿，等等，不，这儿可有墙？墙。妈妈，爸爸，这是我的管友，韵儿，问好。哦，多利，这两个蓝脸就是你爸妈吗？你们长得真像。你们好，我是贝利，多利太太，多利先生。哦，叫我詹姆斯。好吧，好吧，该走了，我们去拦卡车。好的，什么卡车？ 贝利，报告情况。遵命，交给我了。找到了，卡车上了高速，正向南行驶。我们走，我们去拦住卡车。这热闹不能错过。快快，我爱选。老天，这肯定很有意思。啊！什么？杰拉尔德，你脑子进水了吗？回来，我们弄死你，杰拉尔德！小样。 <laughs> 我又忘了报告情况。遵命，长官。呜，你朋友还在卡车上。呜，王北要上桥了。呜，快看呐，那有一群可爱的水獭，他们可真猛啊！啊，美丽。哦，我看到卡车了，就在那里。天哪，多我们上不了卡车，多莉。哦，天哪，要是能阻断交通就好了。阻断交通？阻断交通，让所有车都停下来看热闹，看他们喜欢的东西，啊，可爱的东西。 好了，有办法了。什么什么办法？趁我还没忘玉儿，等卡车一到桥边的时候，你就把我甩到桥上。明白。你们跟我来，其他人留在这儿。哇哦哇哦，多莉宝贝儿，别再离开我们了。你妈妈说的对，你得留在我们身边。多莉听着，如果你去了，你知道这一去很有可能要要要很久。你要是又记不清了呢？又又忘记了呢？你要是再次走丢吗？哦，是的。妈，爸，不会有事的，因为。 我知道，即使我忘了，也能再次找到你们。呜，好，往左一点呜，再往右一点呜，好，刚刚好。甩，好了，甩甩，快甩甩。这是你的主意？对呀，什么主意？ 好了好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洞里会怎么做？快想啊！车来了，水塔在前面，要让车停下来，阻断交通，快点拥抱！小心！他们可真可爱！快看呐！怎么回事？老爸，我也不知道。虽然我不知道怎么了，不过我觉得很可能是。 水，给我点水！你疯了吗？你怎么来的？多里。嗯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嗯，我也是。但不管怎么努力，我就是忘不了你们。大概因为我们是家人，比较难忘。我们是家人？嗯哼。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吗？是的，我知道那是什么感觉。哦。 鱼不是你们的，下来！哦不，我们怎么走啊？多利，道路开始塌陷了！交给我们，看我的！哦哦，贝奇，贝奇回来，快回来帮忙，贝奇！哇啊！多利，跟我来！不不不，等等，多利还没上来！不不，贝奇，停下来，停下来，我们俩回去，贝奇，回去，回去，贝奇！我我我我我我我！哦，不要吃我们！多利呢？你们是谁？ 珍妮、马林、查理、尼莫，哦，恭喜！谢谢你们，太感谢了。多利，他还在卡车上。贝吉，抓住多利！好了，多利，现在该说再见了。不不，什么意思？意思是你不能去克利夫兰，你要跟我一起回到海。里。怎么回事？你想毁了我的计划？听我说，我一生就一个目标，一个，那就是我说。 计划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从来没有计划。我计划失去爸妈了吗？不，我计划找到马林了吗？不，我们俩计划相遇了吗？等等，计划了吗？你说完了没有？好吧，应该没计划，因为最美好的事总是偶然发生的，这才是生活。生活就是你跟着我回到大海里，而不是傻了吧唧待在这个玻璃箱里。我能说句话？我还没说完呢。我有个朋友叫黄建祥，他跟我说过，拯救海洋生物只有三个步骤：救援，然后治疗。嗯。 呃，最后一个是。说的对，你觉得呢？我只想说，好吧。不好了！好恐怖！怎么关了？走了！快点，各位抓住我！他想把门打开，门从外面锁上了。 等等，玉儿，等等，玉儿，强强强！多莉，我的天哪！多莉，多莉，多莉，他们到哪了？我感觉不到。多莉，这下完了。不，肯定，肯定，肯定有办法的。多莉，你听我说，我们没法从这儿出去了。 肯定有办法，总会有办法的。没有办法，多莉，我说真的，这次真的没有办法。好吧，那个呢？哦，老天爷，还真有办法！深吸一口气，多莉。什么东西？把它拿开！什么嘿嘿。 踏劲，两脚怪。好了，汉克，你有七条爪，我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快动起来。好的，我们出发。快快快停下！哦，停下！厉害吧？卡车开动了，干得漂亮，汉克。一下！喂喂，等等！喂，听着，我不是想教你开车，因为我也不会，一点经验都没有。但是你你能开快一点吗？嗯嗯。 还给我们！我什么都看不见，往哪儿开呀？好吧，啊啊啊啊！其他车都往左开，那就往左开。吉尔曼街，阿什比大道，鲍威尔吉尔曼街，又是吉尔曼街。我们还要走多久才能往左转？你别急，搞清楚怎么上来的，下去就不是问题了。好吧，你搞清楚了再跟我说。我忘了我们是怎么上来的了。哎哎，我认识那俩人，我们是从那儿来的，右转。稳了。 左转，左转，右转，右转。拍的好，拍的你给我看好路。对不起，有个岔路。往哪走啊？海洋，海洋，嘿，有船。虽然船给我留下的印象不太好。往哪走啊？船要去海里，右转。抓紧。 现在往哪走？啊，好吧，让我想想，我我不知道，但是有什么东西要来，海，海鸥，汉娜，跟着那群海鸥，大海在左边，汉娜。等等，我好像看到了，是他们吗？他们还好吗？啊哦，警察叔叔，这下惨了。 很好，猜到了，是大海，就在正前方，快呀！还用你说吗？呃，你喊我什么？哦不，我该怎么做？我该怎么做？我该怎么做？汉克，你这次得跟我疯狂一回了。跟你疯狂不是问题。很好，汉克。无路可走了，完了，他们要进鱼类监狱了。等等，哦不，快撤！车要飞过来了。 I see trees of green, red roses too. 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. And I think to myself, what a wonderful world. I see friends shaking. 展现的是拯救海洋生命的第三个，也是最后一个环节：先救援，再治疗，最后放生。我是黄建霞，谢谢大家，后会有期。 嗯嗯，他们他们丢下我了，不不，他们不会的，好吧，没关系，我能弄明白。我刚刚在做什么？我在我在捂眼睛，我是想藏起来。那我为什么要藏起来呢？等等，哦，我知道了，五六七八九十，准备好了吗？我来了，找到了，看到你了，哈哈，抓到了。好了，小家伙们，休息结束了。不是吧？哈哈，没人找到我。都过。 节课，别碰我！第二节课开始。李老师什么时候结束见习回来给我们上课呀？他要是有脑子，就会走得远远的。他没回来之前，我就是你们的老师。好了，孩子们，你们谁想了解一下回声定位？不想。 <laughs> 好了，小宝贝儿，好好玩儿。游泳的好日子啊！好吧，再见，妈，再见吧。好了，我们也该回家了，然后，在附近找一点东西吃。 <laughs> 你来吧，多林。我哦，我正要去峭壁那儿。哦，好吧。什么？峭壁那儿？ 不，你是你是你是认真的吗？是啊，我想去那儿欣赏一下风景。再见，欣赏风景，那你玩的开心啊！自己小心，你你别再迷路了。 多利。嘿，马林。啊，嗨，你好，多莉。你看起来不太高兴。啊，不不，我我很好。啊，我就长这样。怎么了？没什么呀，就是。 你做到了，耶！你做到了，小宝贝儿。对呀，做到了什么？宝贝儿，你刚刚一路跟着贝壳，成功回到家了。 <laughs> 哦，天哪！真的？就我自己吗？是啊。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这意味着只要你用心，就什么事情都能做到。真的吗？ 跟他们一起玩吗？好，当然可以，快去玩吧，小宝贝儿。 <laughs> 是啊，我做到了。嗯嗯，这里风景真的是很。美。 些事难以忘记。unforgettable. That's what you 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，下去。你可以的，我真的是快要吐了。好，好了，各位，做得很好。伙计们，我们成功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真正自由了。你真不尊重海洋生命。